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计身家半日闲。”有人都想做皇帝啊！就是做皇帝啊，天下一人，富有天下。 贵为天子，那是到了富贵的顶峰了。嗯，尽管做了皇帝了，他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和尚啊，这个出家人呐，都非常羡慕，哎。 人说是做皇帝，日理万机啊，国家大事啊，里边外边的，嗯。说那个做皇帝，有的人说是做皇帝啊，实际上问那个做皇帝那个日子，日子不好过啊，嗯。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个美国。 美国的历届总统，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啊，每一个总统都调查过了， <clears throat> 就说你们这个做总统这个味道怎么样？哎，他说味道不好过。你说这个味道不好过，人人想做总统，都在那竞选，哎，过去那个做皇帝。 皇帝也有，也也也也有斗争的。嗯，所以说这位清朝这位皇帝，但是那是顺治皇帝，好像是，嗯，他都说了这么一句名言：“百年三万六千日，不计身家半日闲。” 我们这个出家人，半日之闲，啊，就比那个皇帝一辈子还高贵。我们何止半日啊，啊！如果参假打妻。 这个七十天，都是做的闲的功夫，啊！你看我们做什么呢？什么事都不做，一天到晚跑跑坐坐，吃吃睡睡，这还不闲呐？够闲的了。但这这是只能够从从表面上看。哦，我们什么事没做。 他那个闲呢，人家不是指的你这个表面，啊，主要是指你这个心地闲不闲。嗯，如果你坐在这儿老打妄想，那不能叫闲呐。嗯，所以这个闲。 看来是非常可贵的，哎，我们也正在呢，就从事这一件工作， <clears throat> 这也是个工程，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一辈子能够做到的。你说那个忙，是要本事忙，啊。 呃，治国难邦啊，修身齐家呀，平天下呀，啊，忙要本事啊，那个闲比忙还要加倍的本事啊，所以你看，他是做皇帝，皇帝聪明啊，聪明的皇帝，玲珑的纳子，嗯，他见到这一点儿，哎。 虽然我做了皇帝了，啊，这个一辈子这么忙啊，还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和尚啊半日闲。你看我们这个从事的事业，可贵吧？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皮最难。啊。我们这个出家众。 披这么一系袈裟，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袈裟呀，唯有袈裟披在那世界上，什么的黄金白玉，都没到我们这领袈裟啊，尊贵，身披三世云衣，嗯，护天衣。 作物一度众生一，所以要出家，出家还要受戒，受戒还要守戒，那就有种种的规矩，还有那么多的功德。 <coughs> 出家，出什么家呢？ 嗯，单单离开那个素家，那也算出家，啊，真正讲“出家”两个字，是出生死之家，啊，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出这个家，嗯。 不讲五柱究竟，二次永亡了。就是出这个素家，哎，你看这个苏这个苏家，不是不都出家了吗？出家出什么叫离开家了？嗯，都还不容易啊，都还有的人还做不到啊，嗯，有四种出家，身出家。 心出家，身心俱出家，身心俱不出家，身出家了，心也出家了，啊，呃，这个呢是比较好的。 啊，身出家，心不出家。身是出了家了，啊，但是你这个心呢，没出家。心为为什么不出家呢？心不染道，啊，突然。 穿了一件大领衣服，披了一件袈裟，啊，受了一个戒，啊，身为形式，心不染道，啊，心没出家。那么还有的人呢，虽然他身没有出家，呃，比如在家二众啊，在家小佛的人呐，他身没有出家呀。 他心在道，啊，这心在道上，呃，同样能够开悟，同样能够成佛作祖。至于说是身心俱不出家的，那就是一般人嘛，啊，身心俱出家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 啊，要心心向道，啊，辞亲割爱，出家了，啊，为什么要出家呢？当然，每一个人出家的因缘都不会一样，啊，种种因缘出家的。 要是名副其实的呢，那就是身心俱出家。为什么要出家呢？就是办要办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必须要出家来办啊，最为得力。说是在世间上，这个尘寰扰扰啊，这个道业难成。 所以，采取出家的方式。如果说出家了，人出了家了，嗯，这个心呢，心挂两头，一天到晚呢，想着家，想到家，这个家呢，出的不彻底， <coughs> 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全世界。 佛教的国家也很多，每一个国度，啊，这个佛教的情况都不得一样。啊，你就拿台湾吧，台湾出家人多啊，素质也很高啊，嗯，啊，那个台湾的法师自己讲的，他说台湾这个出家。 说是身心俱出家的，这一辈子说是我出了家就不回家的，还很少呢，啊，很少很少啊，啊，甚至有的人呢，出五分之一家，出四分之一家，出三分之一家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台湾地方小，啊，出了家了。 他跟这个家庭呢，老是有那么个千丝万缕的这些个关系，扯不断的。台湾的佛教也兴旺啊，那个出家人，呃，在这家里向的那是习以为常的，也不习惯，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是妨害道业不妨害道业呢？ 照道理说是妨害道业的，啊，既然出家了，就要，呃，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家出好。为什么要出家呢？要想办一件事情，啊，办这么个生死大事， <coughs> 要出家来办。 过去人出家，那是都是远离这个背井离乡啊，都是跑得很远很远的。嗯，啊，你像中国，啊，这个地幅员辽阔啊，从一个省到一个省，那就比台湾就大了。嗯，那我从北方。 啊，到南方出家也一个隔几千里，啊，那个家里相也找不到，他也很难回家去。啊，那现在这个出家大陆上也有啊，啊，条件这么好，大陆的这个出家人现在素质上呢也是每况愈下的就拿港务寺的小和尚吧，我们这港务寺的小和尚也在港务寺出家的。 <coughs> 嗯，前天有一个小和尚，也是在高明寺出家的，才受戒，要告假回家去，回家做什么事儿呢？探亲喽。他妈妈过六十岁，哎，要回去嘛，要探亲。 我说：“妈妈过六十岁，你现在出了家了，啊，过六十岁也参亲了，啊，哎，他说我们小和尚啊，这小和尚啊，这小和尚就离不开妈妈，啊，那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出家呀，出什么家呢？嗯， <coughs> 古来的人出家，你看看。” 那是为道出家的，真正是为了生死出家的。嗯，那个黄檗禅师，黄檗禅师出了家以后，就住丛林，一心用功办道。啊，哎，这个出了家了，这个骨肉情啊，有的时候家里向就来信，啊。 凡是来的信，他都不看，啊，他就往屁股底下那个位置底下一撒，放在那个地方。一心用功，开了悟了，哦，开了悟了， <clears throat> 他晓得那个信呢，呃，都是与道不相应的。开了悟了，他把这个信拿来一看，哎呀，他说这些个信。 如果我要是没有开悟，正在用功的时候，就看着这个信，我这个功就不能用了。哎，说妈妈在家里想你呢，妈妈一天到晚哭啊，妈妈哭的把眼睛都哭瞎了，想儿子。啊假如说做子女的，要是父母有这种信来，你动心不动心呢？ 你这个工还用得下去呀？那赶快背起包袱来朝家跑啊！哎，这我亏到没有看呐！这现在我开了悟了，我就不怕了。哎，有了本钱了，嗯，啊， <coughs> 过去那个黄檗禅师这个事儿呢？ 我在过去有这么一本书，那现在这本书呢也看不到了，啊，我处处想找这本书找不到，叫做《世事书起就是我们出家人有的那些个过去的高僧大德，为了佛法研究佛法，相互往来的书信。 还有一些高僧大德的，像这个黄檗禅师呢，黄檗禅师的母亲给黄檗禅师写的一封信，那个上面都有。啊，还有玉林国师的母亲给玉林国师写的信，那个信，啊，那个大意呢，我现在都还记得，啊，说是大义岭上黄伯母。 老屋，双眼望空啼。那黄檗禅师母亲啊，儿子出家了，这个母亲呢就想儿子啊，不是黄檗禅师的母亲呃想儿子。我看现在，呃 出家人都有父母的，出了家以后，那个做父母的都想念儿子呢，啊，可是想念儿子的想念儿子不一样，啊，有的人真正想念儿子呢，就是想念儿子。你既然出家了，倒也罢了，啊，走这个小府的道路，你真能能够在佛法当中啊，能够得到好处。 能够了了生死，那是一件大好事情啊！一子成道，九祖超生，啊！我不要你孝顺我了啊！你能够成道，有什么不好呢？你看那黄檗禅师六木五能给黄檗禅师写的那封信，我是。 呃，那是不全面，我记不清，记不记不全面了。嗯，他开始就说呢：“仔细思量杨子空，异彩少映变飞红。啊，还有什么那一片片如我尿一破重重带血红。啊，说是两娘子衰老无人养。” 骸骨难守祭祖宗，嗯，那还很多。他最后呢，就是说是大义岭上黄伯母，就是这黄伯母亲住的那个地方。大义是住在山上吧？啊，老吾双眼望空啼，就是我老了，想儿子，天天哭啊。 不给眼睛哭瞎了，啊，眼睛哭瞎了，就望空题啊，望着一天到晚望着空了，就儿子在什么地方啊？儿子怎么样啊？啊，呃，说是遥想于情情不尽，那个母子之情，那还得了吗？骨肉情啊，嗯，顿时举笔笔难人想写这封信。 笔拿下来了，啊，这个满腹的，呃，这个母子之情，不晓道从什么时候下笔。隔江千里远，那是隔这叫长江，啊，尽在不言中。 <laughs> 那是黄渤母亲给黄渤禅师写的这封信，非常感动人，啊。 黄伯禅师住丛林下用功的时候，他这个信呢就不看，开了悟以后才把这个信拿来看。如果说没有开悟以前，像我们住禅堂， <coughs> 没开悟以前看这个信，你还坐得住啊？啊！现在呢，不是母亲来信呐？你看入禅堂的人，我们这参加打七的人，我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邮政局啊，天天送信呐，有好多的信呐，嗯，都是书信往来啊，啊，所以现在这个人，现在的人道心不行了，啊，没得过去。说过去人才能开悟啊，能了生死，能够做祖师，啊。 那个玉林果实给玉林玉林果实的母亲给玉林果实的写的那封信， <coughs> 那还更具体呢。嗯，玉林果实的母亲不打儿子啊，这个做父母的嘛都希望有个儿子啦，啊啊，宗跳嘛，那个不能说我这个绝宗呃这个断宗绝代呀。 啊，这个是是，人家说是，嗯，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这个这个这个这种这种思想。那玉人国师的母亲没得儿子，啊，没得儿子的办法呢。过去嘛，就是信佛的人嘛，祈神、祷佛，啊，就像我们这个求观世音菩萨一样，啊。 嗯，后来呢，就生了一个儿子，生这个孩子，哦，这个小孩当然生的，像个宝贝一样，啊，如珍宝那些，像掌上的掌上之明珠一样，嗯，长大了，长大了嘛，还要去，啊，还要培养他去念书，嗯，说这个念书念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字，啊。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这个人三世要是不读书，就成了人生流了。啊，我们佛法佛教也是提倡读书的。啊，释迦牟尼佛不认得字啊，什么文字他都都懂的。 过去不懂不认没有呃这个没呃没有文字的，那除非是漏斗大师，啊，都有文字啊，都是文字非常好的。所以那个玉林果是生下来以后就把他送去念书，念书嘛，过去不是念这个洋学堂啊，都是念这个私塾啊，这个小孩子念书啊，上学去了，哎。 到时候要回来呀，那做父母的，呃，都是倚门而望啊，快回来啦饭烧好了，你可做父母，这个父母天下父母心，啊，就这一点，我们出嫁也好，在嫁也好，啊，那个是，啊，上报四重恩，啊。 这小孩子一年一天一天长大，一年年长长大了，长大了，嗯，长大了呢，嗯，这个心理上啊，就有了想法了，就想出家了，跑这出家去了，不辞而别。你看做父母的，哎，想不想儿子呢？嗯，就那么一个儿子，但是这个狠心的儿子。 竟然辞别了父母，跑了出家去了。到哪去找啊？啊，你说到哪去找啊？过去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到哪去找？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啊，想来想啊，想不到他也不回来，找也找不到。既然找不到，你现在去出家去了，嗯。 他说：“我也不想了，你就不，既然不回来，我就不回来就罢了。如既不归，我也不让你回来了。啊，说我不愿意你学王祥卧冰，定兰刻木，那是过去二十四孝两个孝子，王祥卧冰，父母有病，冬天，啊。” 啊，那个零下二十度、三十度，大河这个水都冻它了，到哪去找找鱼啊？想吃鱼啊？卧冰啊？啊，卧冰求鱼，这个孝顺啊，中国二十四孝嘛。王祥可睦的这个王祥也是个孝子，这个父母死了，做儿女的都想念父母。 我说父母的音容怎么能够常见到的？他就能够像我们这个磕佛像一样，啊，把个父母的像雕一个像，早晚一炉香，晨昏三叩首，啊，他就成为一个孝子。那个玉林果实的母亲对玉林果实你既然出家了，我不愿意你学王祥卧冰孝顺我。 但愿如学木莲尊者度我生方，木莲尊者，那是跟佛出家的，啊，出了家以后 <coughs> 想度他的母亲，啊，出了家以后动了母亲，把那个木剑两个有神通啊，一看这个母亲呢都到恶鬼道上去了，不得吃的， <coughs> 恶鬼恶鬼不得吃的啦。 啊，像那个面圆大师一样，肚皮呢像个山一样，喉咙呢像个针一样，痛苦万分。那个摩揭勒有神通啊，就拿一钵饭呢，想这给给他母亲吃。那个母亲呢，夜报啊，到了嘴上就变成火，到了嘴上变成火，没有办法救。啊，这个摩揭勒。 就非常悲痛，就找佛，请问佛，佛就给他说了：“说你那靠你一个人力量不行啊，啊，要靠大家的力量。”所以这个七月十五生字之日啊，是共生这个姻缘，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 那个玉林国师的母亲就说了，愿意你学木莲尊者，木莲尊者能够度他的母亲生西方了生死，啊，如其不染，未界犹存，啊，那个那个玉林国师的母亲给玉林国师写这封信呢的最后两句话，啊，假使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做我的儿子。 我是你的母亲，我是对你有恩的，你有恩不能报，我这个心里向呢是未解犹存的未解，就是心里向老是解不开这个疙瘩，啊！如果说我们做出家众的，出了家了，人人都有父母，拿什么报父母恩？拿什么报佛恩？ 啊！拿什么报众生呢？拿什么报国土呢？那我们不作为一个人呐，不能够做忘恩负义之人呐！啊，你这个我们得天天打气呀，在这用功啊啊！要运用种种办法，种种的思想。 督促自己，警彻自己，心心向道。出了这个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再重要呢？啊， <coughs> 啊！你看过去的这个，这些个祖师的父母啊，这个心中都是高高尚的，嗯，对子女的期待。 啊！我不要你那个呃什么什么供养我的衣食啊，啊，啊！你要我度我出生死啊，那真孝。所以孝有三种，就是孝顺的父母，一者就是养亲，是的，父母把我养这么大，父母的生活，做子女的，从法律上讲，尚且有瞻仰的责任。 嗯，啊，这是养亲。第二呢是荣亲，荣就是自己，啊，那现在旧社会来说吧，啊，升官啦，发财啦，哎，这个做儿做儿子的要是能够做做了官，呃，那个做父母的也光彩呀。 啊，啊，那有光彩呀，啊，那叫个荣亲，荣就是荣华富贵的荣，荣耀、光荣，啊，这叫做忠孝。大孝呢，那像这个莲池大师那个七笔勾中讲的，啊，嗯，嗯。 这个亲者离尘垢，子道方成就。 <coughs> 做人子之道，报父母之恩，啊，不是养亲，也不是荣亲，要把你的父母渡得离开生死。嗯，亲者离成垢啊，离成垢就是了生死嘛，啊。 子道方成就，这个呢，做人子之道，才能够尽到万一。你看，我们做个人，上去做一个出家人，仁者是任也。什么叫做任呢？任是责任。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责任。 说我这个做个人，什么责任都不负，什么都不关我的事情，那你还能叫个人吗？嗯，凡是做一个人，都有做人的责任，仁者任也，任就是责任。那我们做个出家人，出家人也也有责任了，出家人责任更大了，少论的佛种。 是不，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嗯，上求下化，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我们一天到晚自己就在三宝面前就发誓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哎，先把自己度好，啊，哎，再要度一切众生，这就是责任吧？还是什么是责任呢？ 每个人，啊，多把这些个道理多想想，啊，多回顾回顾，那对自己发道现在是有好处的。不然的话，这就空过，完全是空过，打棋像走过场一样，不好喽。我今天才晓得，我都都打了第十个棋下来了，啊，我这还想第第八个棋在这儿呢，还不快吗？ 这个十个劲马上就了了。当然，打气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呢是，啊，是发道心的，是用功的，啊，那么人多了也有人懈怠，啊，也有人懈怠啊，人不能够都不能一样嘛，啊。 你比如说禅堂里向，嗯，有些人都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有的人这个做香的坐香做的不好，嗯，啊，你比如西单头上，有个把俩个把个个个个把这个老师傅嘞，啊，年纪大老师傅的这个坐香，据我观察，恐怕自从进入搞木寺这个禅堂。 每一只香，如果这一只香，一只香不冲等的没有的，每一只香都冲等啊，啊，甚至于那冲墩那个冲的冲的冲的冲到位子下边来了，这个冲墩呐是个毛病啊，啊，那也是生死。 用功用功，如果有功可用，这个功呢是引心入定的啊。你这个冲短，那个冲短呢？说的不好听的话，那不是在做香啊，就是在那拜佛嘛。啊，出发性用功，老是冲短，不断在这磕头，你说功怎么用啊？嗯，你那个功在什么地方？ 啊，如果说是每支香都是这个样子，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一年到头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禅堂住的没这意思了。将来你有什么成就呢？啊，这个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啊，要先自己检查自己啊，不要空过。 <coughs> 外边这么忙，禅堂那样的这么闲，啊，你说我们现在一天到晚也是忙得不得了，啊，是的，责任责任呐，负着这么个责任，啊，他就有这么多的事情来打闲岔，啊，那么禅堂不得事儿，打七的时间专门成就大家用功，这还不好啊，啊，求之不得的，嗯。 太难得了，嗯，这这个打七期间，主要就是讲用功啊，那么同时呢，也讲一些这个与用功有关系的，呃，作为一个旁敲侧击吧，呃，作为一个助道引缘。 这个用功之道，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的用处都不得一样。这个众生的心念呢，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一个心态。啊，一个人的心态，早上跟晚上就不一样了。他一事后又变众生的心嘛。 他说不定啊，甚至有人到现在还不晓得这个弓怎么用。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打气就来了。啊，我说你打气就来了，打了七八九个气下，马上就打了了，还不会用功。嗯，可见在这个禅堂呢。 就是人上一百，就形形色色，什么样人都有。 <clears throat> 奇怪不奇怪呢？也不奇怪，啊，众生嘛，这个不定性众生嘛，就是这个样子。嗯，真正在禅宗这一法，能够上路，嗯，那还是要自己多事的善根。 还要靠自己多方面的努力，啊，在小福这条道路上，给自己理一条路出来，给自己走。虽然八万四千法门都能够入道，但是你不能八万四千法门，你门门都要修啊，自己选一门。 如果我念佛的，那我就一生一世呢，我就专门念佛；如果是参禅，我这一生一世我就参禅。啊，叫做专修。你要想这一辈子，这一生当中，在法门当中要想得到好处，你必须要专修。啊，这可以说肯定的。啊。 这可也是个颠簸不破的这个真理，必须要专修，那你才能有成就呢。所以今天呢，是的，想到哪说呢？今天有一个有一位师傅啊，在路上吃了饭呢，在路上走他就问了：“哎，请开始我说：“你这个请开始在路上请开始啊？”嗯，现在请开始也随便了，嗯。 这请台是就随随便便的，啊，啊。他说那个我我他说那个大涅槃经啊，什么这个三德密藏啊，大涅槃经有个三德密藏，有没有呢？有的，啊，涅槃嘛，涅槃涅槃涅槃的，啊，就是进入那个不生不不灭的，啊。 那个境界，啊，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就是菩提是果果。什么这个三德密藏呢？密藏那个密呢不念密这个秘藏，秘就是秘密的那个秘。 这个闭藏呢，不是说现在我们理解理解说啊，那个什么叫闭藏啊？这个这个这个是好像秘密的啊，保守秘密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密闭的闭的，是关键，关键所在。三德闭障，哪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 这称为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那个三德密藏称为果果，那就称为涅槃。涅槃呢，有好几有有有种种说法： <clears throat> 有欲涅槃、无欲涅槃、性境涅槃、圆境涅槃，还有呢，这个方便境涅槃。啊从教理上讲。 大致呢都不乎出和这个五种。什么叫做有余涅盘？修道的人，那我们现在在人间修道，人间有人间的舍心，修道正入了涅盘了，就是到了不生不死的这个地方了，就不生不灭这个地方。 啊，正道涅盘了，小乘也有涅盘呐，大乘也有涅盘。你这个心地上正道不生不灭的，但是你这个人呢，还有个身体在， <laughs> 这个叫有余一啊，所以叫做有余涅盘。什么叫做无余涅盘呢？无余涅盘呢，这个神死了。 慧善则五身敏智则五知啊，进入小乘涅槃，啊，这叫做无余涅槃。这一讲三德涅槃，法身本来是清净的，这就是法身德。三德嘛，啊，三德密藏嘛，密藏就是，呃，正得圣果的，正得大圣圣果、小圣圣果所住的这地方。 这个涅槃呢，这个法身呢是本来清净的。还有呢，圆净涅槃，这圆净涅槃原来是有修得的，啊，修功圆满了，正得这个涅槃，啊，这叫做般若的。所以教中讲：一文字起观照，一观照正实相。 啊，这个观照呢，就是般若的；再有呢，就是解脱的，解脱的叫做方便涅槃，啊，这称为三德密藏。讲一个三德密藏，再讲一个一字三点一呀，那就是秋。 我形的这个三点，这个三点呢有两种写法，一种就是三点分立的，上头一点，底下两点；还有一种写法呢，这个三点呢，三个点都有线给它连到啊，都有线连到连到有三个点。 啊！所以你们看这个，就什么叫做一字三点呢？什么叫做三点密藏啊？那个经教的文字都说得非常清楚的。讲到教，教有权有实，这个大家注意呢。啊，我们这个佛教，整个佛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教，所有的教法。 都不能够超出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全，一个实。全是什么呢？全就是方便。实实就是真实。啊，什么叫做方便呢？像《法华经》，三车、羊车、鹿车、牛车。 说这个三界如火这啊！哎呀，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小孩子都还年纪小啊，不懂事，在这个火这里下，马上就要烧死了。怎么样才把他们弄出来呢？这小孩子不懂事啊，叫他出来，他不肯出来呀！啊，啊，啊，小孩子会欢喜玩儿。 哎，他你出来啊！出来，我这有羊车、有鹿车、牛车。哎，这个小孩一听，哟，那好玩，就跑出来了。羊车、鹿车、牛车呢，就比喻小乘的三乘，声闻、缘觉、菩萨。这是方便，不是佛的真实意。出了三界以后。 你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给他三车啊？并没有给他三车啊，给了他个什么东西呢？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啊，目的就是在于给他个大白牛车。可是，在三界的众生，你要给他说大白牛车，他不懂，他不能接受，啊，你给他说三车，他就生欢喜心，他就出来了，啊，你要说。 三界的众生给你说大乘法，要发菩萨心，要行菩萨道，要经无量劫，哎，这个不干，这个太苦了，我吃不消，啊，我要了生死，我要出三界，那佛怎么办法呢？就给你说了生死法，说生灭四界法，啊，是苦是寂是灭是道，啊。 等到你出了三界以后，啊，再给你开权显示这就是福地法门。这个全是二教，十方诸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皆如是。那个全师之教，怎么样的运用，怎么样的施教，那是大树在遇如来，那。 那是降伏已还是不晓得的，啊！你看我们作为众生受福的教法，从我们这么娑婆世界啊，啊，还有极乐世界啊，还有十方无量无边无边的世界，都是福的全球方便。啊！你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呢？一是众业所感的，还有一呢？ 就是福的大权视线我们常说呀，福的法门有这设两门，一个是这这就是这福，啊，什么这个这呢？就是山树上长那个树枝子，这个珠子珠子长得不好，把它遮掉，啊，把它搬掉，这个这个这这福。设呢，就是舍受，啊。 好言好语的跟你说好话，啊，像这西方极乐世界，这属于射受哪个不愿意离苦得乐呀？说是娑婆世界太苦了，谁都想处理说极乐世界那么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人之常情，都愿意。 嗯，趋吉避凶。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这个无处乐是哪儿来的呀？一个，那是福地愿力之所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之所成就的？啊？为什么事情呢？摄受一切众生，那有的众生是以摄受。 而能够了生死成佛道的，有的众生呢，就要以这的法门才能够了生死成佛道。啊，单一个法门不能够治一切众生病，就像药店里的药一样，你看那么多的药啊，中药、西药、针药什么药，啊，病多了，啊，各式其种，什么什么病吃什么药。 啊，所以佛的法门是有这色二门，有权势二教。那我们这个修行用心地法门的也不一样。说禅堂参念佛是谁，啊，讲一个离心意识禅，啊，大般涅盘经讲个三德密藏。 这个三个密藏是什么东西呢？三个密藏就是一心三观。教下讲这个一心三观，啊，那个一心三观，这个一心是什么？啊，一心三观拥万法，无事八教判诸经，啊。 那可是教网啊，像个大网一样，把个所有法门都网络在其内。禅念佛是谁？禅宗这一法也像一个大网一样，一直镜像总是无量法门。哎，说是那个《楞严经》啊，讲用功啊，要舍是用根呐，舍心意识啊，用这个根。 而不是用事，说是为什么不能用事呢？事是妄想，那妄想是生死的根本。我们要修，就要以真心来修，不能以妄心来修。这是我们一贯讲的，一贯都是这么讲啊！啊，楞严经中有两种根本，一个是生死根本，一个是无始菩提涅盘。 嗯，啊，这两点是凡是初发心消佛的人，都要给他搞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晓得，哦，我这个修还是用真心修的，还是用妄心修的。那个一心三观，这个一心是什么心呢？这个一心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妄想心。 就用这个心来修的，啊，就用这个心来修啊。那么你这个不是跟我们这个禅宗用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一致吗？啊，你这个地方敢想一想这个用离心意识禅，他那个地方呢，他就专门用这个妄想心的，呃，修这个观。 我们要晓得，大乘佛法是法法远用每一法即是法界，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啊，禅念佛是水，离心意是禅。你禅念佛是，这是一法，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那么漏尘都是法界啊。 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是法界啊，哪里不是佛法呢？而且这个都是佛法，都是整个的佛法，啊，而不是少分的。现前这一念心，我们说，说是心佛即众生，四三无差别。你说这个心？ 四三五差别，这个众生这个心，还是真心，还是妄心？说他真心也可以，说他是妄心也可以。因为真心跟妄心，它不是两个心，真心的妄心是一个心。你可妄心哪里有真心呢？ 啊啊！离开真心，哪里又有妄心呢？啊，这就难懂了，这就难懂了，啊！所以那个教下，特别是天台宗讲这个一心三观，他用的这个心呢，就是用的这个妄心，就是用我们现前这个地漏意识这个陋室妄想心。 啊，时时刻刻现钱的。你要修观嘛？修观就要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时时刻刻现钱的。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时时刻刻现钱，你去观它，它不现钱。啊，它不现成。这个妄想心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心里下，时时刻刻现钱的。 而且这个心呢，它具法，啊，一念三千，三千性相、百界千如，都在这个一念心中具足。一念心，那个经齐大师说的，啊，这个复一念谓之空，这就是空观呐。 啊，无法不备谓之假，那就是假观呐；不义不义谓之中，那就是中观呐。那个一三观一心中德，三观一心中德是没有前后的。你像我们做语言来说呢，那我这个嘴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啊，一句话一句话，有前有后的，就这个道理呢。同时俱足，在我们说不能同时怎么说出来呀？空假中它都有前后嘛，啊，这个空假中同时俱足的没有先后的。刚刚我们说这个三德密藏，三德密藏，这个一字三点。 从教下有个通教，有有一个别教，有一个原教。这个别教跟原教呢，理解这个三藏密藏呢，就就不一样， <laughs> 不一样啊，啊，啊，那个四教四教啊，都有深有浅。别教是度菩萨法，啊，专门有这类菩萨，啊，他就对这个法呢，就这么理解的。 我们现在用功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同是一个念佛是谁，你有你的理解，他有他的理解，能一样吗？不一样，那也不奇怪啊众生的心呢，它是有这么多的差别，理解的深浅，那是很自然的，是有深浅吗我们正道开悟也有深浅呐。 不是说你开悟、我开悟都一样啊？不一样，那会者一样呢？啊，释迦牟尼佛那个前几天腊月初八成道了，成了佛了。我们禅堂里向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开悟呢，啊，那金山大长等一悟十八个呢，啊，是不是都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成道这个样子呢？那是不一定的。 啊，所以这个别教跟原教它的理解的这个大乘的道理呢就不一样，啊，原教是远融的，啊处处通，啊远融无碍，这个别教度菩萨法呢它有隔阂，这个三德，就是这个三谛空假中这个道理三德，在别教来看呢。 它是隔离的，互不相关。啊，在原教来看呢，它是既有性具又有修德，而且这个修德呢是性具之修德，它是远用的。那个别教它就有次第的，有次第，先修空观，再修假观，然后修中观，它有次第的。 这个圆教修观呢，三观一心，中德。你看看那个无际子，有个漏地颂，像像这个像智者大师，啊啊，智者大师是观恨位，这观恨位他怎么说的呢？念念道昌里，性心系幻尘，片管诸法性。 无假亦无真，在一心中得，这个别教就不一样啊。先空次假后中，像那个像我们写字那个三点水一样，先点上头一点，然后点底下底底下这一当中这一点，然后再点下面这一点，这就是称为重啊啊，这个。 空假中这个三个道理呢，混在一心当中，互不相关，这叫做混。这个一字三点，非重非混。你说它是重，它底下有两点；你说它是混，它上头有一点。它就不如原教，原教理解这个道理呢。哎，清净法身固然是本有的，啊，这个法身的。 那个圆满报身，一文字起薄弱，起薄弱观照，正实相。它是一心功德啊，修修的什么东西呢？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啊。它跟那个原教理解的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一字三念，这个一字呢？ 比较里下呢，呃，就像那个三江水如众，像那个烈士那个烈字呢，那个四点呢，四点是个四点是个火字，它是浑的。原在那个一字三点，上头一点，底下两点，用三个条的，把它连起来。这叫做三德密藏。那个大不大涅槃经讲这个三德密藏啊，大涅槃经也是群实教。 啊，那跟《法华经》是一味，都是醍醐味。啊，释迦牟尼佛说过《法华经》以后，最后一日一夜说《大涅分经》的，说了《涅盘经》以后，释迦牟尼佛就入灭度了。啊，这是这是这一期的教化呢，就告一段落，就是为了说法华经来的。法华经说了的，不就入涅槃了？嗯。 大涅槃经的这个群食教啊，就五十之中，还有一些个啊，那个那那落下落下来的啊，哎，这一日一夜说的 <laughs> 这个三德密藏啊，真假空三地为因啊，法身波罗悉多为果，有因有果都是在这个三德密藏当中。 啊，要是拿我们禅宗来讲呢，三德密藏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我们当人一念心呐。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啊，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舍事用根，禅堂的用功就离心一事禅。啊，假如说你要是。 你要是有这个机会，要是《流行教典》在教中看看，你怎么做做出怎么怎么你怎么想法的？嗯，那个为什么那个组是讲离心意识禅？那么这边呢，他又可以用这个，嗯，用妄想心。嗯，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理解？啊，所以小佛的人。 哎，这消佛的人呐，就是不容易啊！怪不得有很多人在消佛的道路上，就是摇摇摆摆的，莫衷一是。那都是祖师说的，那到底哪个对呢？都对，都对呀。嗯，哪个不对呀？啊，说是那个小乘剑，就是。 盖此身法四大五常，父母居养不可毁伤。哎，这个小圣戒，你看我们受全南大戒，受比丘戒是不能烧香疤的啊！打沙弥跪比丘，火烧菩萨头，在戒戒里向烧香疤。 受菩萨戒能烧香吧呢这是我们在那个几十年以前受戒的时候，在大陆受戒都烧香吧的。现在呢，这条规定呢改了，凡是戒气里向都不能烧香吧，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东西妨害卫生，这是小圣戒。 啊，你这个你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的，啊，啊那个父母看着我这个儿女出了家呢，弄个火在头上烧，他舍不得啊，啊，盖此身法，哪怕一根头发，那大乘教里向呢，那就要烧了，火烧菩萨的，受菩萨戒才能够烧香八呢。 啊，你看《法王经》中讲的，啊，呃，不染指不染被染指不染香，供养诸佛，那非菩萨，非佛种子啊，啊。也有的人就是说了，那为什么把这个人烧的那么烧的那么那那烧他那么烧？哎，把他烧烧有什么用啊？啊，烧有什么用啊？ 烧没得用，是看起来好像什么得用。这个好好的这个身体把它烧的，还有燃纸的、燃灯的，有什么用呢？嗯。佛法的用处，如果都给你看到，那就不值钱了。啊，据我观察，老一辈的我们这个高僧大德善知识。 都烧香，都烧香，都烧香，挖的。虚 <coughs> 云老和尚烧香烧纸燃纸没燃纸啊？啊，你们还没看过虚云老，我看过的，虚云老和尚就燃过纸的。嗯，天童有个八指头陀，八指头陀燃两个指头。啊，像过去金山呢，特别是广明寺啊，这些大葱的一下。 不是说受戒，平常的时候，凡是过八、腊月八了、四月八了，哦，都去燃呐。哦，那燃香的、燃院子的、燃宝塔的、燃燃万字多得很。嗯，那个华严，那个《法华经》，燃白虎庄严背，千二百岁。那是哪个讲的？舍利弗讲的。守口摄意，什么犯？ 莫恼一切诸意无情，无义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时。当然吃苦，你说燃香不吃苦吗？疼啊！啊，燃背不吃苦吗？疼啊！啊，看你做如何想法，啊，看你怎么样用心。我在前几天还在干一个刊物上，看到一个台湾一个法师自己燃身的。 啊，自己就就把自己就是就弄点柴火，倒点油就就烧它了。啊，那你这个人嘛，你为什么好好活动嘛？你还能发挥点作用啊？为什么还在烧它呀？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啊，漏度万恨，第一度就是布施度。啊，才是 法师、无畏师、财是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嘛，果生妻子啊，房子啊，什么宝贝、金银财宝，身外之物都称为外财。还有内财，内财是什么的？内财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头目脑髓，啊，什么都要舍。 那心肝脾脏都在舍。释迦牟尼佛不是说的吗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啊，都是释迦牟尼佛舍舍眼睛住。那那不说是那那头目脑髓舍了不要多少。如果说这都是无意之苦，那我们这个佛教。 有很多的道理，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认真的理解啊，哎，不能够妄加评议啊。那么这个佛教这叫什么都都不什么都就什么都都有问题了，问题就大了。啊，至于说行菩萨道，他说的明明白白的要布施啊，啊，布施有布施的道理啊。 我们众生的生死的根本，从无量劫来，就是一个字，就跟布施相反的这一个字，就是贪。啊，怎么样度尽贪呢？就布施。啊，最初这个一念呢，一念不觉生三心，一念那一念，那一念就是贪心的，最初一念这个就开始。 最初有的那一个，就是就就是个贪心，这个贪心无量劫来了，啊，这个习气太深重了。说什么了生死，了生死，了生死，就是了的这个习气。什么叫生死？就是习气啊！啊，我们这个大妄想，大妄想，为什么这个生死？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妄想断不掉呢？这个习气太深了。 断不掉啊，断不掉也想办法掉，所以要舍，妄想也要舍，舍不掉啊，啊，所以这个人见、法见啊，都要舍掉，都要舍掉，啊那你才能够哎哎把烦恼断掉，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就做这些功夫，就这个习气啊，那个习气多严重啊！ 二乘人正了果位了，他还有习气的舍利弗的贪心、贪系；毗邻切波梭的慢心，啊，那是个慢系；啊，还有正出果的淫系，都是正了圣果了，他还习气还有呢。啊，那个刘四比丘也是习气啊，这都告诉我们呐，啊，什么是了生死？了生死就了习气。 把我们这反复的习气都了掉，生死就了了。这搞么事？打十个禅期啊，嗯，一方面用功，一方面呢也讲讲说说啊，对于出发心那么大家共修嘛啊，这个。 呃，懂要懂这些道理呢，什么也不懂，到现在还不晓得参念佛是谁，这太可怕了，啊，这太可怕了，啊，这个时间，时间是，一，太有限的还不这我看到还不这几天的，啊，这就靠我们最后努力了，打气打气，哎，越越到近要快圆满的时候，这劲儿越来的越足一点啊啊。 啊，大家发放心了，讲完